你发现没有啊？这些日子啊，少爷变化挺大的，可不是吗？毕竟他已经是掌门了，大伙都指望着他。哎，我看他练功啊，也比以前勤快多了。嗯，那他或许真能重振扶摇派呢。嗯。哎，二师叔啊，他们几个在屋里吗？在啊，掌门和师叔们都在呢。好，小云。 向前，大师兄，快看看我找到的这些书。干哈？亲娘啊！哎呀，怎么了，大师兄？他没事，他这辈子第一次练木剑磨出了血泡，我帮他挑了。哈哈哈！给我轻点儿！程前，你是扛大包的出身吗？不。哈哈！我可能是个杀猪的。 <laughs> 不孝不悌的东西！哎呀，什么鸟剑？我再不练了。可能重振扶摇派还需要些时日吧。雨，你关什么门？哎呀，大师兄，求你了，给咱们扶摇派留点颜面吧。坐下，还没挑完呢。去哪儿？哎呦，我的三姑奶奶！ <laughs> 哎呦！大师兄，面见都这么苦吗？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，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》第一季第十一话，挑衅。 从青龙岛上弄到了这些，什么书啊，这么破！哎呀，这些是青龙岛上的岛志，记载了历年各大仙门中发生的一些大事，其中有一些提到了我们，还有我们，嗯，怎么说的？我看看啊，最早的记载是青龙岛建成的时候，说扶摇一长老携两名弟子带掌门来朝贺。 而且这可是这一大串名单中第一个提到的，似乎很是荣耀。祖上的风光就不用说了，说是什么时候败的家吧？我记得是……哦，扶摇派第六代掌门人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在某次仙试结束之后啊，突然宣布门派要精简，每人只能收两个徒弟。后来，后来他的继任亲手推翻了这个规矩。 一口气收了十八个弟子，这些人为了掌门之位掐成了一团，差点死光。好像从此啊，就开始一代不如一代了。还有这事儿？哎，看看啊，掌门印在我这儿呢，你们谁要赶紧拿去，我不在这儿受罪了，我要收拾行李回家。怎么这时候都哑巴了？ 我估计就是从那次开始，门规里开始规定弟子间不能内斗。后来，后来好像是门派里出了好多魔修，光位列北冥的就有两个、三个。嗯，算吧。这走岔路的倒是好说，这上面记载了本门有一位前辈笃信星象之术，认为功法、剑法都是雕虫小技。 一生不教弟子别的，所以在他那一代啊，扶摇木剑都险些失传。啊，哦，还有一位前辈热爱游历，说他执掌门派的时候，他的关门弟子一辈子只见过他一面。都什么人？但是，真正让扶摇派隐没于世人眼前的，是师祖。他做什么了？做什么了？ 这里倒没写，只说他常年闭关，跟谁也不来往，每次仙事都派弟子，也就是派师傅和和那个谁过来，何蒋鹏。哎，不说这些了。其实当年扶摇派还是十大名门之首呢。哼， <laughs> 哎呀，我算是听出来了，咱们派源远流长，多年来盛产邪魔外道与各种怪胎，还名门。 我看能苟延残喘至今，还不定是哪个死不瞑目的祖师爷保佑。那怎么办？收拾行李，各回各家。彩云，啊，又不是我提的，是大师兄说的。刚才青龙岛主召我去见他，要求我们在岛上逗留一段时间。啊？他说仙逝过后，岛上的大能要开讲经堂，他已经给我们留了位置。 一一段时间是多长啊？我们不回扶摇山了吗？说不准。那唐真人看起来在外面要了二三十年的饭，他们也只说他是出去游历了一段时间。但我听人说，岛主不问世事很多年了，为什么会突然出面留下我们？不知道。据说他以前和师傅有交情。同学，把你那破壳刀放下，抬头说句话。 说什么？你这一天到晚除了练剑就是练功，说你多少次了，都当耳旁风。你好歹也关心一下周围的事儿。关心什么？岛主留我们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不能这些问题全让我一个人想吧？我们有什么值得让人惦记的？掌门师兄的美色吗？你们少自作多情一点吧。哎，大师兄，算了，小钱也不容易。 这些书先放这儿，我看看。好。那什么，小月，咱们先走吧。嗯，好。三师叔，该用晚饭。 掌门，这么晚了，让他们把我的东西送过来。我这几天就住你三师叔这儿。啊？我怕他想不开出点什么事儿，在这看他几天。师兄多虑了，我想的挺开的。这个我说了算。哎，对了，顺便叫几个人过来把地扫一扫，地上都是头发看不见。啊，有我的香炉搬进来。 叫小鱼儿调香。哦，是。起来，坐下，吃饭。你干嘛？吃饭不让人拿筷子？净手。行了。茶也不能喝。 一口饭没吃先喝茶，这都什么臭毛病？先凉后热，哪有冷热菜交替吃的？饭没有用完，谁让你们上糕点的？掌门息怒！什么？你吃饭喝汤用一个碗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茄子竟然没有削皮，这没削皮的茄子是给人吃的吗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 我想不开了，食不下咽，去后院练剑。不是，你这天天的早晚两个时辰练的不累啊，手不疼啊？今晚我还想练一宿呢。 对，这个也搬进去。再想想掌门日常需要的东西，是不是都置备齐了？你们，三师叔，三师叔，您回来了。来，帮我一下。哎，好。再往左一点。好好好，就这样，也都装好了。可以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我这边差不多了。雪清哥，去那边看看吧。走。你们这是？回三师叔，掌门让我们搬一些他常用的衣物过来，另外。 还让我们简单布置一下您的房间。他还真打算住这了。回来了？这是简单布置吗？这是女妖精的盘丝洞。哎呀，洗洗去。你打算一身汗就直接躺着睡啊？哎，你还真躺下了。雪清。 给我换床单。是。你就不能回你自己那儿睡吗？不行。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鬼样子！这几天我得看着你。哎，你天天都练剑练到这么晚，我才不跟你睡。你以为我愿意跟你睡啊？切菜板都比你床软。好，我去厨房睡切菜板。掌门师兄自便。给我拿下他。是是。你。 我不走了，你让他们回去休息吧。 着凉了，哎呀，这你被子熏的太呛了，你鼻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来，帕子拿去，别把鼻涕蹭被子上。哎呀，赶紧擦擦。不了，帕子更呛。我看是你脑子有点问题。 书还我！睡觉，给我！睡觉，快点给我！你， <laughs> 还就不给了？你还想咬我？扯！再扯书就烂了。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了。仙 <sighs> 事过后会有讲经堂，很多散修都会借这个机会前来进修。二师弟和四师弟连引气入体的门都没有入，所以我才想留下来。 起码打个基础。我们不能就这么无根无基的恢复药神。我已经答应了岛主，但是没有想依附青龙岛的意思，真的没有。我知道。十年。 最多十年，我们就回去。 <clears throat> 那什么， <clears throat> 我就随便说说，能回去最好，回不去拉倒，你也别担心。行吧，他要是能靠得住，母猪都能上树。 <laughs> 二师兄都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地方吧？所以我才一定要让你们来看看。这青龙岛上的仙市可是十年一次的大街，哎，就这条街十多里长呢。丹药、符咒、法宝、秘籍，全都能交易。小月，这些人都是修士吗？凡人、修士都有。哦，看出来了，凡人用金银，修士都是以物换物。看来想买法宝。 大师兄的那些银片用不上了， <laughs> 还真是。哎， <laughs> 对了，大师兄，咱往前走吧。这条街走到头就是青龙台了。青龙台？什么地儿？就是青龙会试的地方啊。全天下的散修，如果想进青龙岛的讲经堂，跟着名师修行，只能通过青龙会试筛选。听说最后真正能入选的，都是百里挑一的。好在咱们被岛主开了后门。 否则肯定过不了会试。被选入讲经堂的，就算是青龙岛的弟子了。那倒也不一定，除非你特别优秀。但就算不能拜入青龙岛，在讲经堂中修行几年，多少也能一技傍身，流利天下嘿，哎，走走走，咱们快去青龙台看看，他们怎么比试的。 四位贵客，对不住啊！今儿个因为青龙会事，咱这茶馆差不多都满了，就腾出这么个小地方，委屈各位了。请用茶，用茶。没事，能看见青龙台就行。好好休息休息。哎，这台子也不大嘛。客官有所不知，这青龙台咱从外面看，确实不过就是三四丈见方，但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秘法。您要是走上去，哎呦，那就大的没边儿了。 甚至能装得下江河湖海呢，真的，都是幻想。嗨，没错，您要是觉得自己修为还行，就可以上去啊，跟别人打擂。完全没入门的呢，也可以选一个幻想进去试练，考察考察自己的品行资质。唐真人也在青龙台那边，是在维持秩序吗？ 好哎！哎，咱们赌赌台上的俩人，最后谁会赢吧？使剑的还是用刀的？使剑的，看他的剑招，轻灵的很，但是太花哨了，有些轻浮。那个刀客倒是稳重。砍刀！好，小钱，你还真没说错，刀客赢了。哇，真厉害！大师兄，咱们什么时候能换上真剑啊？ 等你拿木剑不咋讲吗？师傅说我拍的剑和其他剑不一样，要过些年才行。再说，师傅在海上使的就是木剑，一样很厉害。小贤，在说什么？哦，再说，只要剑意到了，木剑也未见得不如铁剑。小贤，别胡说八道！你看旁边那个黑脸男人盯着你呢。 木剑也未见得不如铁剑， <laughs> 哈！我听这位小兄弟的意思，想必是对剑道见解深厚啊。哥，怎么了？原来青龙台上落败的，是这黑脸的弟弟。这可真是新鲜。自己拉不出屎来，还要灌茅坑吗？这位小兄弟说，木剑也能赢过铁剑。好，说着子。 韩渊，你别惹事儿！ <laughs> 小孩子信口开河，煤球也能说成是白的。兄台听了一笑就是，行了。煤球？ <gasps> 当着黑炭说煤球？大师兄，你是在拼事儿还是在拱火呀？哥，你看他们木剑上的字，不就是那天店小二说的？ 二位刚来，有所不知啊。昨天岛主特意出来见了扶妖派的大弟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原来是扶妖派啊。我看这蒋经堂啊，不入也罢。什么猫猫狗狗的，都能拖上三姑六婆的关系进来。哼，这青龙岛的什么会士，也是沽名钓誉。 骗你们这些不懂内幕的傻子呢！我什么都敢说，谁爱惹事儿？走吧，反正他骂的事情呢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唐震人在看我们，他听见了。虽然那黑他骂的是事情呢，但却是我们招惹的。如果此刻走了，日后大家在岛上的日子…… 会好过。小金想什么呢？走了。这么说，这位被人崩掉了剑的兄台，想必是很有真才实学了。这小孩好张狂啊！门派里也没有长辈能管管吗？哎，怎么，你没听说岛主许了他们进讲经堂吗？哪个像样的门派会将自己的子弟送进别人的讲经堂的？嘿，这可倒是奇了。那岛主又是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偏向？ 谁知道，有钱人家来的少爷呗，没准儿再是个什么皇亲国戚的，指不定是家里重金买来了什么宝贝，打动了岛主，特许他们进来的。切，这还真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求仙问道的春秋大梦啊！修行之路是那么好走的吗？成千，我是不是太招摇了？青龙岛主怎么回事？那他们应该不至于跟小孩子计较吧？不过要是真动手…… 刚才擂台上的招式，倒是都记住了。动手就动手，我也不一定怕你。快走啊！我在家里也学过几天剑，只是学艺不精，师傅还不让我换铁剑。还请这位兄台指教一番了。哎呦，指教不敢当。既然小公子不用参加会试，就能留在讲经堂。 想必有独到的过人之处了。 <laughs> 张二哥，既然这小兄弟向你挑战，你就应了吧。你若赢了，不妨让岛主给你也开个后门吧。对，没错啊。对啊，对，真是。你若是输了呢？跪下！你少说几句吧。哎呦，刚才那位小兄弟说什么？我要是输了怎么样啊？不敢，师弟出言无状，见笑了。 长潜，你给我！哎，严掌门，别急着阻拦，也让我们看看贵派高徒的功夫。你是谁？让开！大师兄，不可！师兄，你，哼，这样冒冒失失的，可不是为人掌门的气度。 分明是特意来找我们麻烦的。真打死你！别想跑！就是要躲啊！他练的什么功法？剑锋不到，妖风却不下。哎，别躲啊！哎，你们耍猴呢这是？师傅怎么教你的？我瞧瞧啊！贵派师弟年纪不大，却很有后发制人的定力。 明的剑法就是教你们躲躲闪闪吗？看剑，看啊！刺了小田的牡丹了。你还是回家去吧。承认！哎呦，张二哥被打脸了！你这可还去打脸啊！这是只照着脸打，他是小田记性好，啊，这真是全剑行粉。好刻薄的小崽子，得罪了。 多谢兄台赐教。刻毒的还挺内敛，有点意思。青龙台那边，唐真人笑了，这事应该算了了。以后还是少惹点事，少得罪人吧。咱们走。 小杂种，站住！小心！大师兄，你的肩膀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们掌门怎么被砍伤的？那个掌门想用刀鞘挡张二哥的剑，本来都要挡开了，张大哥丢过去块碎银子，打中了那个掌门的佩剑，那么一歪，就被张二哥刺中了。哦，不过你别说啊，他们掌门虽然年纪不大，看着倒是很持重，受了伤还能一动不动。 娘的，疼的都动不了了。我今日算是长见识了。请所有参赛者尽快离场，不得在场中搞特殊。你们当底是什么地方？哼，哥，咱们走。走走走。行了，散了散了，行了，别凑热闹了。哎， 小杰，走！我要他们的命！你说什么呢？有我要把他们都挫骨说！再瞎说，你的嘴！大师兄，没事吧？啊，你你这血都渗出来了！ 算到家了，那快！我说童姐，这小子脸色一直都不对劲，保不齐真能干出杀人越货的事儿。算了吧，童姐，本来也是你先打别人的脸的，这换谁谁受不了。这时候就别得理不让人了，师兄。 你发烧了吧？你什么意思你？我只是没想到，有生之年还能听到你说出这么圣光普照的话。这，我怎么就不能我？哎呦，童姐，哭了？没有。难道是因为心疼你师兄我？哎呀，感念你这一片孝心。 要么我特赐你，今天来给本掌门端茶倒水吧。滚！嗯，怎么了，大师兄？赶紧回去上上药吧。不忙，门廊那儿有个黑石柱，看见没？扶我去那儿。 怎么了，大师兄？这石柱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不妥，挺清楚的，挺清楚的。什么挺清？你在把它当镜子照？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！哎呀，这点小伤无伤大雅嘛。病 <laughs> 没也别有风姿，我还是这么有。 魅力。程前那通红的眼眶，让严铮明有种奇特的感觉，好像一只整天对他爱搭不理、没事还给自己一口的小狼崽儿，突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舔他的伤口一样，心里别提多玉铁了。在这样的玉铁里，严掌门带着他那屁大的一条小伤口，娇弱地扶着墙进了屋。 在一干道头们的鸡飞狗跳中，美美的当起了一碰就碎的花瓶。谁 <laughs> 呢？怪了，这个左护法根本不认识我们，为什么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不满？严掌门想必早就过了引气入体的这一关，不如。 上台来，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！我财了算钱，你若要惹事吗？师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没事吧？难不成你们也有羞耻之心？觉得屈辱了？找死！ 喧闹回荡在东府和山道，祸害过多少无辜？金君玉虫花鸟，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。闲修行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被罚过许多摘抄被师妹山间追着跑，忽而秋风雨飘摇。 终回响，留蹉多欢欣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，依然声色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任何妖，自在惬意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白鹤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。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。 多少回苦练学下每一招，浮生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经落下的风雨万丈，历信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那些太遥远的过去，在心中回响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逆行人间疾苦。 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，回声再看，只道苍茫。